第三十五集，两人吃完面没多久，就各自回房间里睡觉了。林和西有点认床，第二天起得很早。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，尤崇也已经起床，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叫早餐外卖，桌子上还摆着新牙刷和毛巾。摸不准楼下那两人什么时候才醒，林和西打消了回去再洗的念头，拿起桌上的洗漱用品走进浴室里。 刷完牙、洗完脸，他回到客厅里和阿拉斯加玩。阿拉斯加对他已经毫不忍生，两条前肢大咧咧地压在他的大腿上。林和熙握住他的一只爪子，抬起来，在半空里轻轻摇晃。大狗不情不愿地缩回，林和熙不依不饶，又握住他的另一只爪子揉弄。阿拉斯加从鼻子里发出低低的哼声，趁他不留意时，抬起两只前爪。 踩在他的胸膛前，张大嘴巴凑到他脸前要来舔他，林和熙及时偏头躲开，双手抱住他自投罗网的狗头，笑容满面的揉搓起来。耳旁陡然有敲门声响了起来，油虫闻声抬头，使唤他道：“你去开一下门，应该是送早餐的人。”林和熙推开大狗，起身走到玄关，握上门把手，正要拧动。 却听见门外隐约传来了对话声，他松开手后退一步，转而打开门边墙上的显示屏，从画面里看到了周轩和杨卷两人。周轩有多讨厌自己，林和熙心知肚明，在对方眼里看来，自己始终是和他们站在对立面的人，此时更是不应该出现在游虫这里。林和熙没有再去开门，而是转身回到客厅里。 朝油虫轻轻耸肩，不是外卖，是周轩和杨卷。想了想，他又问：“需要我躲起来吗？”想到周轩面对林和西时的态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油虫对他道：“你去卫生间。”林和西转身朝卫生间的方向走，没走两步又停下来。假如那两人要上厕所，自己不就被发现了？这样一想。 卫生间甚至不如油虫的卧室安全，毕竟两个大男生不会没事就往油虫的卧室里钻。耳旁传来门被打开的声响，林和熙临时改变主意，躲入左手边的卧室里，然后将门关上。尤崇立在玄关口看他们换鞋，过来有事。周轩道：“昨天你不是和杨卷说好，今天让他过来拿正装吗？他说找不到地方。” 所以我陪他过来。尤冲点点头，看向杨卷：“我的衣服你穿肯定会大。”杨卷伸手扶了扶眼镜：“没关系，只是临时借来应应急。”三人关门回到客厅里，尤冲要去卧室拿衣服，却听周轩说：“早上喝多了水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”他朝卫生间的方向扫一眼，语气平常的开口：“饭团在厕所里打翻了洗衣液。” 我还没有去清理。生活精细的周大少爷果然打消了上厕所的念头，转而伸手摸了两把趴在沙发上的大狗。尤崇留在客厅内和周轩说话，转头叫杨卷自己去卧室的衣柜里找。杨卷应了声好，就去推主卧那扇紧闭的门。林和熙躲在卧室里，并未听见他们话中的具体内容，只单单由脚步声的方向判断出。 那人大概是朝卧室的方向来了，他环顾一圈整个房间，最后毫无犹豫的拉开衣柜门，躲进了油虫的衣柜里。卧室门被人从外面打开，开门的人抬脚走了进来。与此同时，客厅内的说话声音也变得更加清晰起来。林和熙躲在衣柜里，听出那是油虫和周轩的声音，推断出脚步声的主人大概就是杨卷。 他耐着性子听了半晌，却发现那脚步声径自朝衣柜的方向而来。林和熙在黑暗中无奈挑唇，下一秒，衣柜的柜门被人从外打开，房间内明亮的光线陡然泄入，发现衣柜里大变活人。杨卷吓得身形微僵，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巴。林和熙从衣柜里迈出一条腿，伸手牢牢捂住他的嘴巴，意味深长地朝他眨了眨眼睛。 单手比了一个“别出声”的手势，杨卷的脸渐渐发红，不知道是闷出来的，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林和熙压低声线，对他笑道：“如果你同意，就眨眨眼睛。”杨卷顿了顿，十分听话的眨起眼睛来。林和熙这才放开他，侧身把衣柜让了出来。杨卷取出挂在衣柜里的衣服。 安安静静的转身离开，走前还不忘替他把卧室的门关上。周轩面色纳闷，尤虫瞥一眼从房间里出来的杨卷，心中倒是有了数，面上依旧风轻云淡。两人拿到衣服，很快就离开。出门时还撞上过来送个早餐的外卖员，匆忙间视线扫过袋子外的小票，看清早餐是两人份的那一刻，心中还略有些困惑。 却也没有太过在意，很快就将这点细节抛到了脑后。尤崇关门进屋，把早餐放在桌上，抬腿去敲卧室的门。见林和熙开门出来，抱着双臂立在原地问：“你躲在我卧室里干什么？”林和熙神色悻悻：“我怎么知道他们是来拿衣服的？”尤崇哼笑一声，不予置评。吃完早餐后。 恰好收到方清明发来的道谢消息，并在消息中得知他们两人已经离开，林和西也就不再久留，下楼回了自己住的地方。国庆的七天假从周二开始，放假前的那个晚上，林和西去尤崇家里领狗和狗的生活用品。离开以前，为了防止出现任何突发状况，两人互存了电话号码。阿拉斯加没有任何不适应。 老老实实，在林和熙那里待了五天。林和熙偶尔牵他去大学城里散步，带上他去酒吧街的巷子里喂流浪猫，偶尔只是带他到小区楼下放风。假期的第四天，有人发短信给他，叫他出来吃饭和唱歌。发短信的人也是身份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整日围在宁南身侧打转，与宁南一个鼻孔出气。 他不认为有了上次在餐厅洗手间里的事，宁南会在短时间内不计前嫌约他出去吃饭。这顿饭多半是有猫腻。林和西没有回复对方，甚至删掉了短信，仿佛从未收到过他。到假期的第六天下午，却出了点不小的意外。如往常那般，林和西给阿拉斯加带上狗绳和狗牌。 然后牵他去大学城里的情人坡遛弯。已经过了秋分，整座城市仍旧像是笼罩在高温酷暑的夏季中。悠闲散漫的老人们坐在树荫里乘凉下棋，大人们带着孩子在坡底踢皮球，还有几个穿校服的中学生在打羽毛球。林和熙牵着阿拉斯加绕弯圈子回来，看见那几个学生已经收起球拍。 围聚在树下低声讨论，他在树旁的长椅里坐下，顺手也把阿拉斯加抱上椅子，揉了揉狗背上的毛。有个学生跑过来请他帮忙，羽毛球飞到了树上，中学生们个子太矮，举起球拍也够不到卡住球的那片枝叶。林和熙仰头眯眼看了两秒，起身去帮他们取球之前，把阿拉斯加的狗绳系在长椅的扶手上，打了一个死结。 他接过球拍，确定卡在树上的羽毛球。球卡的位置稍稍有些高，就连林和熙自己也要垫起脚来。即便这样，整个取球的过程也不过短短两分钟。树枝受到来自球拍的外力上下摇晃，枝叶间的缝隙骤然扩大，羽毛球从树上滚落下来。学生们捡起球向他道谢，林和熙将球拍还给他们，转身往回走了两步。 下一秒，视线掠过树旁的长椅，他的眼睛微微睁大。乘凉下棋的老人还在，踢皮球的大人和孩子也在，唯有椅子上空空如也，系在扶手上的狗绳不翼而飞。两分钟前还乖乖蹲在椅子上的阿拉斯加，此时早已不见踪影。林和熙脚步微滞，心中。 骤然沉了下去。